第三十五课：走进木板年画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从外表看，螳螂并不可怕，身躯修长，前胸纤长。 长颈上顶着一个扁三角形的小脑袋，它的颈部是柔软的，能使头向任何方向窥视。它的神态温柔，被人称作“会祈祷的螳螂”。二。 先生文章的妙处实在难以尽述，就如那文章里涉及的当时的许多人和事，如今读来又都成了饶有趣味的历史小掌故。先生的文章针砭时弊，泼辣犀利，绝无实文的吞吞吐吐，读来令人神往气盛。 三，东汉末年，中华大地气候又表现出向寒冷转变的迹象。东海、东莱等郡出现水井冰冻后尺余的现象，渤海湾也有冰封记载。公元七八世纪，黄河流域气候一度转暖，长安地区的梅花花期又有变长的迹象。 四，记得看过的一部电影，女主角将柠檬从中间切开，然后拿起半只直接涂抹颈部。这种利用水果的美容法，应该算是精油疗法的雏形了。在提炼精油的高科技还未出现时，女人已经知道如何呵护自己的皮肤了，这让我当时为之一振。 五，语言中词汇的变化很灵敏，但其基础非常稳固。这表现在两方面：第一，词汇中的基本词汇部分反映交际中最常用的基本概念，它是很不容易变化的；第二，构造新词的材料几乎都是语言中古已有之的。 构成新词的格式也是语言中现成的。